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 B H K 二台网络劲爆台。 长网路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宁静时刻，悠扬美声。 结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Tony 装制作。 今天在音乐会客室当中，Tony 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同时呢也是一位北艺大的学生，现在目前呢正在攻读音乐硕士学位。他的名字叫 Cindy 王，就坐在我旁边。Tony 哥晚安，各位观众晚安，我是 Cindy。嗯，好，Cindy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很开心哦。呃，怎么认识 Cindy 呢？因为 呃，Tony 呢自己在一些餐厅的表演当中呢，有一次呢，无意之间呢听到了，呃，Sandy 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艺名叫做 Dear，D E E R 小鹿嘛，哦，嗯，对，那听到他这个演奏的钢琴哦，才知道，哎呀，这个朋友呢一定是学院派的朋友啊，果然不错，是从小呢就熟，非常熟悉钢琴哦，这样一路过来，现在目前。 在读这个音乐硕士的学位哦。对，好，今天呃，在节目当中呢，我想要跟 Cindy 来聊一聊，哎，怎么会学音乐的？哦，嗯，就其实那时候也是在在小时候，就是家人就是家里有一台钢琴嘛，因为我哥哥姐都学音乐，所以就是自然而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学音乐。而且我姐姐有是也是有在教会服侍，那我也是。 就是本来是在那种雅马哈的音乐班，那后来就是有跟老师在外面学。从小就在学钢琴。对，就是我我小小一的时候。哦，小一在外面跟老师学，本来是去雅马哈音乐教室。是不是因为家里都是钢琴世家？没有，爸有，没有就家里爸爸是老师。哦，爸爸是老师，音乐老师吗？不是，就可能。 家里可能哦，我想起来了，就是 <laughs> 好像是因为我我妈他们，我妈小时候就想要学钢琴啊，但他们那个时候状经济状况不允许。那像我姐姐那时候学，可能就是有点想要我妈妈让小家里小孩学，就有点想要圆梦吧。嗯哼哼。对。哦，所以家里的小孩都都有学过。都有学过，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很坚持的走走音乐这条路。哦，就到现在，所以以前也是读音乐系吗？ 大学，我从国中开始就是读音乐班，嗯嗯嗯嗯，我就一路上专攻钢琴，对我一直都主修钢琴，然后副修是场地。哦，那我现在在研究所，就是转转成那种比较是理论，就是音乐学研究所。嗯哼，那就不就比较不是在舞台上那种表演派的，那我是比较大部分是钻研在书堆里面，就是可能看一些音乐的文献啊，嗯嗯，然后。 研究音乐里面的更多的分析，去去分析作曲家他的背景，或是或是或是从呃社会学角度，从系统从符号学角度，可能是看说这个作品里面作曲家里面有用到哪些符号是有有代表一些什么叹息，就是代表他的一些悲叹音型，或是从社会学，比如说呃当时的社会背景，例如说像。 呃，俄罗斯作曲家他那时候的那个，呃，肖斯塔高维奇，他那时候做他的交响曲是受到当时的政治、政治政策、他们的译文政策影响，嗯嗯嗯，所以是有一些就是音乐历史对方面，嗯，对，OK，呃，所以我想聊一聊你从小对于钢琴，你现在对于钢琴有什么样的感觉？嗯，你觉得钢琴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的钢琴，因为小时候就是从国中就进入音乐班，然后一直到大学，就是都是都这种嗯音乐班，然后音乐系，然后每个学期都要考试的。那那时候就会比较就是跟同学要要考试啊，然后会比较有压力，因为因为会有分数嘛，然后常常考试垫到后来有点是。 会去在意说自己到底考了几分，哦，有得失心，对，会比较有得失心。然后，但是我的钢琴老师也是有，都其实我遇到钢琴老师，他们都是不错的基督徒，我觉得还蛮幸运，他们都有告诉我说，就是他说他都不看分数，他其实过一阵子，他也都忘记那时候我拿几分了。那他在意的是我在当中有没有进步。然后我是。 那我现在就后来就已经转音乐学嘛，所以现在钢琴跟我关系比较像，更加的像朋友。嗯嗯嗯。然后可以在在像是在那个后花园，在餐厅里面弹琴啊，然后那弹一些轻松的曲子，然后或是接人家比较就是人家拜托我的伴奏，在乐团或是在室内乐一些音乐会小型音乐会的时候可以帮人家伴奏。哦，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你在教会担任司琴，嗯。 现在目前还有吗？现在目前是没有，但是我从国中、高中我是有去青少，在青少期有。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司琴，哎，你可以简单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教会的私情？ <laughs> 教会私情，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用以音乐来服侍的一个一个位置吧？嗯，对啊，然后就是弹在在教会。 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嗯，嗯，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那音乐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引导作用，在一些那个就是唱圣诗里面的歌词，来让人在当中去默想嘛，去去颂赞主耶稣。那私情就是，呃，在我们传统教会里面，主要私情就只是单纯就是谈圣诗。对。那在我后来上了大学到。 真理堂就是比较大型的教会，以后事情我们就只是我是变成整个一个敬拜团里面的一个一个乐手而已。那我们的会变成有很多的乐手，包括吉他、鼓手，还有贝斯手，然后还有另外一台 keyboard 就是合成器。然后，所以事情，嗯，随着时代的改变也有不同的对啊改变对，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其实，在不同教会有不同的。 样子，但是但是基本上就是用钢琴来，基本上是在在讲钢琴，然后就是就是用钢琴来服侍上帝，弹诗歌啊，嗯哼，对，哎，其实这样一聊起来，钢琴跟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哦，嗯，从小到大，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情，对，感觉也不一样，对啊，对，那那你现在现在目前在读硕士嘛，嗯，那比较少弹钢琴了，对，算比以前少很多，那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就会 <laughs> 很想念钢琴，我会想念他，会啊，会想念，然后也会，但是但是以前应该说现在去听人家弹钢琴的时候，会比较就是不要比较不会有一种压力，说人家就是这可以弹那么好，为什么我无法？然后但是也会一方面也会激励自己说，好，等我那个之后有空了，放暑假的时候，放寒假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去好好认真练琴啊。嗯哼，然后只是现在期末比较。 比较忙，在做那个其他事情、其他报告，所以比较少练琴。嗯嗯嗯嗯，OK。呃，其实森迪今天到节目当中也要来介绍一个乐团。那这个乐团呢，名字非常的绕口啊，我也一直想要把这个名字哦，把它背熟。那它叫做生子乐籍管乐团，生子乐籍管乐团。对，是你取的名字吗？那不是， <laughs> 我不是，我是待这个乐团成立大概已经到。 哦，那个七八年我才才加入的，嗯，是一个，嗯，这个乐团其实最初他是他声声音的声，嗯嗯嗯，拿生子乐级。那本来他的级是打结级，在最初是一个打击乐团，是我们的创团的老师跟他研究所大学同学，研究所同学在那时候他们在交大读书的时候，那在那时候几个打击的朋友，然后就想要组一个乐团，他那时候也只是想说要。 一个打击乐团好玩嘛，然后在就借当地的那个教会的地下室来练团，然后他们那时候急是打击的急，然后大概到了五年以后，没想到他那时候也没想到，真的是居然就是他在花莲有一天他的几个也是几个那个学生，就突然就有个学生说，因为他们都是管乐团的一些学校管乐团的学生，然后就说老师我们来组一管乐团好不好？结果居然就是没想到就是一语成真了，然后在。 那二零零五年是他们我们的管乐团成立，那管乐团是在花莲。OK，哦，这个乐团很特别，它在东部的花莲哦。嗯嗯，好，我想我们今天先来听一听，呃，Sandy 呢，针对这个乐团有带来一些音乐嘛？嗯，先来听一听好了，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聊一聊这个乐团——森子乐集管乐团。 结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音乐不带。 大家好，我是天韵合唱团的男高音黄国威。您正在收听偷昵庄主持的《音乐不打烊》。好，生子乐极管乐团。刚刚听到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悲惨世界》。在我旁边呢，是一位很可爱的硕士生，呃，Sandy 王王秀慈。呃，这段时间跟秀慈聊一聊。秀慈曾经有在餐厅这个。 驻唱表演的经验嘛，嗯，那自己觉得这个经验对你的的回忆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哦，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经验，然后也是也是就是一个蛮巧合的经验，我觉得是上帝安排。因为那时候我刚上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好想找一个好像有一点打工的机会哦，然后我就有一天晚上就非常的努力，就是。 认真祷告说，主要为什么我都没有？那是有没有机会打工啊？然后结果第二天就是，我就跟我一个大学研究所新生新的同学就聊说，哎，我看到你的那个脸书上面是在在那个后花园餐厅打工，我知道那间餐厅，然后就说，哦，那餐厅对啊，可是我现在有点想要，就是想要，就是那边想要停了，因为我觉得太远了。然后我就说，哦，那我下次去听他，他说，那不然我帮你介绍给老板老板好了。哦，你说有一个同学在对我前一个。 住对，在那边驻唱过，驻唱还是弹琴？嗯，他跟他朋友一起。哦，OK，有一个弹琴，一个唱歌。OK，OK，两个男生吗？对对对。OK。对啊。他们也上过我的节目哎。哦， <laughs> 真的。 <laughs> 对他们有跟我讲。对啊。哦，所以他就介绍你来。对，然后也是谈了一谈，然后就让我去那个老板笑华姐就让我在那里弹琴。那本来本来我也是想说要唱歌，后来。 他就说：“哎，你是古典，乐，那你就先弹一些古典的曲子好了，那让这边有一点不一样的气氛。对，然后我就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因为我就是一个那个低调人嘛，所以会发现我不是一个适合演，就是在台上弹很多那种就是演奏的人。那在那边环舞台小，然后人大部分都吃，就是大家在那边吃饭，可能比较不会一直盯着你。那我就慢慢的，那那个。” 店长也跟我聊过，他说：“嗯，你可以把这个想象就是在为上帝弹演奏，嗯嗯，然后就是也是去在之前你可以先祷告，嗯嗯，所以我就慢慢就是有转变自己的心态，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说自己到底弹的就是有多好，或者说在意人家有没有为我鼓掌或什么的。那在这里，我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那个。” 心态，然后也知道可以为人家就是演奏，跟人家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弹个音乐，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可以来放松大家的心情。然后也也说不定哪一天，就是当时人家心情不好，或许听了我的音乐，听了我弹的旋律，他可能就是有在当中得到一些那个安慰或是释放。嗯嗯嗯嗯，对，其实自己觉得在餐厅表演呢，跟在乐团里面演出有什么不同吗？ 嗯，差差蛮多的。然后在餐厅的话，我自己可以觉得说，我自己可以说，就是跟我一个人，就是以前钢琴独奏跟在餐厅表演就不太一样。然后我会比较不那么紧张。然后我觉得很感谢神，让我还是有一个机会能够有一个小小舞台。嗯对，比较，但是不用像以前那么正式的在台上这样子弹很大的曲子啊，弹很大的古典乐曲。那在乐团的话。 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乐团的每一个人，就像是一个机器里面小零件一样。嗯，那没有这个零件的话，虽然我们看起来都只是一个小乐器，但是少了一个人，我们这个乐音乐就是就少了一个部，对，少了一个部分对，就是像机器没办法运所以感觉上就是在乐团里面演出，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主角，嗯，他都是一个螺丝钉，对，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是呢，你到餐厅就是你就是主角了。 嗯，也也还好哎， <laughs>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当主教， <laughs> 是啊，就是那个大家可以一边用很轻松的心情吃自己的饭、聊自己的天，然后我就弹我的钢琴，然后助兴嘛。对，那我自己也可以一方面可以自己享受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嗯，对，也蛮好的啦。对啊。好，这段时间呢，我想你自己来介绍这个乐团好了。这个乐团名字真的很特别，生子乐器 管乐团，嗯，你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好吗？哦，好啊，我们这生子乐团的“生”是声音的“声”，对，不是不是生小孩的“生”，对，大家一开始听到说哈生生子， <laughs> 对，然后我们乐是音乐的乐，对，然后集是集合的集，那一开始，哎，我前面应该有聊过，他以以前是打击，最初母团是打击，那我们后来在花莲就发展成一个管乐团，那我们这管乐团里面的团员。 嗯，从最初可能是一些学校里面的管乐团的学生，那到后来，现在里面的团员也有工作的人，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各科系的人。嗯。那我们有一部分是花，就是我以前的高中，花莲高中里面管乐团的学生，在高中时候可能就加入。嗯。那大家现在毕，可能上了大学以后，就是读了什么各样的系，什么数学系啊，然后嗯嗯资工系怎么都有。嗯。然后有音乐系的学生。 所以，我们乐团的成员其实就是涵盖各领域，有剧场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在每年都会有一个大型制作。那这个大型制作会由我们自己的团员自己写一些企划，然后去拉赞助，然后去赞助对，嗯，对。那那个我们乐团有个老师，他就是一开始集乐团的那个创团人，然后他就是。 他我们乐团一个据点是在那个花莲市的市中心，那是那个我们乐团指挥老师林希哲老师，他爸爸，嗯，以前是呃妇产科的医生，那他现在把他那栋诊所就是已经改建成我们乐团的练团室，大概大概经历了几年时间，从因为他爸爸后来就是。 去做牧师了。嗯哼。那他那一栋就是除了他们中间有一层他们自己住，那其他其实就是等于是有点奉献出来。嗯那一楼是就是我们店面，就是比较像是驿站，就是呃一些像是译文的窗口，一些乐器啊，或是买票啊，然后译文的活动的展览都会在前面窗口可以去买票之类的。嗯然后楼上有练团室，那中间有两层是让团员，就是有一些团员回来花莲的时候可以来住宿的。哇，那 听起来这个地方好大哦。嗯，对啊，然后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像家的地方，就是花莲的我们团员的另外一个家。哦哦哦。然后我们现在地下室有一个练团室，所以可见这个团员感情都很好哦。对啊，对。听起来感觉上就是练团的时候就一起到这个地方，嗯，然后可能也住好几天，就住在那里。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星期的集训，然后这个集训，嗯。 像从各地在读书的团员，大家就会在这时候回来，所以我们很久没见，然后大家就是可能除了练团，大家气氛本来就是就像家人一样，就很嗯比较不会像那种可能很专业的管乐团，大家可能就是在意你说你有没有吹得好，你的音乐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吹错音。那我们那个气氛就是很很有爱啦，就我觉得，然后结束以后大家还是。 会说，哎，要不要一起吃饭啊？然后我觉得最有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花莲那个骑机车嘛，所以我们知道有人说，哎，我想去海边，然后大家就 <laughs> 就可始跳上自己的机车，然后就一个人载一个，然后就冲到海边去，去七星潭啊，去看海，去玩水。嗯然后还有最疯狂一次是，我们大家就是就说想要去看日出，然后就大家四点多，第二天四点多，大家就是 <laughs> 就是真的冲去七星潭看日出，然后看完去。 美仑山爬山， <laughs> 爬山大家就是会一起做一些疯狂的事情，然后不然就是住在那边的团员会半夜的聊天，一直聊到可能聊到早上的哦。所以现在暑假又快到了，所以又要开始聚会了。啊， <laughs> 对，对啊， <laughs> 这样听起来真的蛮好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听听这个乐团的音乐。我们待会呢再请 Cindy 来聊一聊，在这个乐团演出的经历。好了，嗯，好不好？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email should be 不能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哎，Cindy，我们刚刚看到、听到这个音乐《天堂与地狱》，里面有一些对话，那是不是当中有你的声音呢？嗯，对，是啊，对，嗯，哎，其实刚刚休息的时候呢，呃，Cindy 呢特别把这个照片给我看，看到当时这个《天堂与地狱》的演出的服装，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歌剧嘛？嗯，就是它是一个歌剧选曲，对，然后。 我们那场音乐会是以歌剧为主题，那我们那那场音乐会音乐都是一些歌剧的曲目，然后在下半场的曲目会前面会有戏剧串场，但是我们是把这几部歌剧来的剧情有点串在一起，所以它不是只有天堂与地狱。嗯哼。然后我们那个服装其实也是我们乐团当中一个剧场设计系，他主修服装设计的同学他自己做的。哦，OK，哎，其实刚刚看到照片，服装很华丽，嗯，真的是蛮华丽，而且呢 c i n d y 呢。 刚刚如果不特别跟我讲，我不知道原来服装当中穿着礼服的这位，呃，甜美的少女是你。 <laughs> 好，我想这段时间呢，也请你来分享一下，就说你第一次呢加入这个生子管级管乐乐级笙子乐级管乐团是，什么时候？哦，我第一次接触的话是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就是二零零八年的时候。哦，这么早啊？高中的时候就对。 高三毕业，高三毕业。可是我们乐团也有人是高中就加入了，是有人介绍你去吗？对，因为我同学，我高中的音乐班的同学，他也是长笛的，然后他就说他他比我早，他高中就有有考进去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高三毕业闲闲没事啊，所以就去考进考进了那个乐团。然后那时候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我在那年暑假，我妈带我叫我去装牙套，所以我一进去，我去考试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问我说：“哎，你有没有试试看短笛？”我说：“好啊。”嗯，但是我进真的开始练团的时候，我刚刚装牙套，我 <laughs> 在牙套。 <laughs>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个短笛，嗯，就是前一阵子我在家里狂吹，就是那时候声音很像那个水烧开的声音，就像滴就很长。 <laughs> 然后到后来，我记得到最后一天，就是练完，就是练了一阵子，大概到演出前的时候，老师就有一天就说。 就说哎，我们那个秀慈的短笛进步很多啊，大家可以给他拍手。 <laughs> 那时候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真的是，真的刚装牙套，然后又要适应一个新的一个比较比长笛还要短的一个那种短笛乐器，就是它也是长笛一一种啦，但是它比较短，然后音很高，但是孔比较小，比较难吹。嗯嗯嗯。哎，其实讲到这个管乐团哦，很多人都对他还是很神秘啊。到底管乐团有什么样的乐器？你稍微介绍一下好了。 管乐团的乐器，嗯，那我们从最高音木管的部分就是长笛，那长笛通常都会再配一个短笛，他们都是同一个声部，然后接下来就是 o b o o o b o 就是双簧管，嗯哼，那还有，然后双簧管通常一个乐团就是一到两支，嗯哼，然后接下来是竖笛，竖笛又称为单簧管，嗯哼嗯，对，然后它是就是直的吹的，嗯哼，然后。 还有萨克斯，萨克斯对，通常在管弦乐团比较少，但是在管乐团它是一个还蛮重要乐器，它不止它不只有一个声部，它大概会有高音也有低音的，就是还蛮多个调的。然后竖笛也也也会有低音竖笛，对。然后还有木管，还有巴松，巴松就是巴松，诶，低音管，一个很像炮弹的一个很很长的管子，对。木然后木管还有，然后接下来就是铜管，铜管从最高音号就是小喇叭，小喇叭。 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喇叭，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比较常看到那种起床号，对比较类似那种。然后接下来就法国号，法国号是有点像瓜牛的那个。然后接下来就是巴黎桶，巴桶是上低音号。那这个是在介于就是低音号再小一点的一个乐器，这个可能比较少见。那低音号就是就是。 那他吹奏的时候，就是抱着也不是，因为它很重，不能像法国。很大一只，对，但是他又不能像上低音号，他又不能像低音号一样放在腿上，因为放在腿上你吹的时候可能就是要驼背了。对，那他就是他就是把你筒啊叫上低音号，然后接下来就是最低音，就是有有那个管诶乐器之象之称的就是吐吧，就是低音号。 那 <laughs> 然后我忘记一个乐器，它是 OK 那个长号，嗯嗯，长号 OK，OK 讲太快。所以其实呃来讲，就是说它都跟管乐有关嘛，都是管乐器的大集合。刚才讲哇，那这样子的管乐团大概要有多少人呢？哦，然后我还少了，就是最后面一排就是很多打击，打击是很多种哦，打击乐，大家都一个乐团还蛮多人的，因为它很多种乐器。哇，那你们这个乐团多少人啊？四五十个人吧。 四五十哇，那真的要演出也不容易耶，而且有团长吗？团长有，但是我们是每年就是会选，然后大部分带的是我们的指挥老师林希哲老师。哦，OK，那团员之间练习沟通应该也不是太容易了啊。嗯，不会，就是我们我觉得我们管我们乐团的朋友就是成员，大家都还蛮融洽的，就是我们会有分部练习，然后练习的气氛也还不错，然后。 我们也会就是，嗯，在乐团吹错的时候，可能大家在其他乐团可能就是会被切，可是，在我们乐团大家是会那边就是大家一是会笑他，是笑他，一起笑他这样。 <laughs> 哎，所以其实你们有时候练习也蛮好玩。我我也看过一些画面啊，就是人家讲说，忽然出了一些小小错误，然后所有的人就注视着他， <laughs> 可能呃这个上低音号 <laughs> 吹的乱七八糟，就会受到四五十个同学的关注，是吗？ <laughs> 对，然后不然我们那个老师有时候会说，在吹错，等下就请吃宵夜这样。 <laughs> 真的。对，对啊，对。然后我们乐团就是在乐团练团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感情就是就会轻比较，就是不会那么紧张。但是，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乐团像家人一样，那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在嗯一些音乐表达上面也会有一些嗯。 当我们之间有彼此不和的时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就是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嘛。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乐团就是因为像家人，所以大家在之后又会，嗯，就会在当中又彼此磨合。对，那我们在这边待久的话，我觉得这是难免，不是只有音乐上面，在生活上面，大家的感情啊，然后一些关系啊，对，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会多少会有一些像就是冲突啊， 嗯，但是会有些磨合了，对啊，都会有些磨合。但是因为基本好嘛，基基本盘很好，感情很好，对。但之后反而大家感情会变得更好，就是在说开以后。哇，所以，我我在想，你们团员一定都很期待每年的夏天。对啊，大家可以像回家一样。对啊，住在这个练团室好几天。 <laughs> 啊，然后四点就起来去七星潭看 <laughs> <laughs> 看那个日出。对，哦，去美人山吃早餐，美人山爬山，然后再回来吃早餐。哦，爬山完再吃早餐，或是窝在那个团员休息室里面，那个玩桌游啊，拼拼图啊。哦，桌游。对，然后我们花莲嘛，就是练完团，我们通常公演完最后，就是那暑假大家公演完大家都没事以后，老师就会。 就是，或是大家会有人就是就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去爬去金针山啊， <laughs> 或是去激起海水、去海水浴场那边玩，去玩水。哦所以真的很棒。哎，其实 Cindy 你是花莲人吗？对，从小到大就在花莲嗯长大的哈。对啊，嗯，蛮棒的世外桃源，就很喜欢大自然，就还蛮喜欢出去玩，真的哈，大很常跟大自然接触。嗯，那后来读书的时候就大大学也是在台北台北读吗？嗯，大学就是第一次离家到台北，一直到现在。 OK，哎，去这样子四五年了哈。对呀，四五年了，习惯了吗？都市的生活，习惯算习惯了，习惯了吗？对啊， <laughs> 可是我会偶尔会想说，就是有一次我就翻书翻到，就是看到图片上有一些动物，然后就是都会很喜欢看。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凤蝶，我想说哇，好像来台北都没有看到，就是凤蝶这种凤蝶，嗯，蝴蝶，对。 蝴蝶的一种，对啊，然后就突然还蛮想念以前家里面那个环境，嗯，家外面就有蝴蝶这样。OK，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听听这个乐团的音乐，升职乐级管乐团带来的节目当中。 好，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呢，我想继续再来跟秀慈聊一聊哦。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哦，就是一个乐团呢，他们的收入哦，要怎么样来支撑这么庞大的乐团哦？那你们的乐团是服务性质吗，还是有收费的付性质呢？嗯，收费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乐团的团员会收团费，对，然后我们的大型制作也会卖票。 哦，所以你们哦，你们的团员要缴团费。对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是像那种职业乐团， <laughs> 没有没有薪水的，没有配，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大家喜欢音乐，所以大部分还是服务啦，就是因为有喜欢这个音乐，而且喜欢这个氛围啦，对，感觉像一家人这个感觉，而且练团的时候也是很可很好玩啊，嗯，有时候练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很难忘的回忆啊，对，对不对？嗯， <laughs> 那这服务性质。 算服务吗？就是我们我们进来也不觉得我们是服务啊，就是可能就是为就是今天演出来大家都尽一份力，嗯哼，对啊，然后去一起来完成这个音乐的梦想。那我们今年像我们今年就是有较也是有些特别的设计，对，OK OK，所以呃呃收入来源就是团员去缴团费，嗯，不是，嗯，我们团团费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很。 基本底层的东西，然后我们的金牌人员主要是每年那种制作的话是，有有会组成赞助赞助组，赞助组就是去店家拉赞助，或是我们到后来会会进饭去找饭店那种经理或是那种商家比较大型的企业，然后跟他们联络，然后进去跟他们经理问说，我们就是给他们递上我们的企划案，就是跟他们谈说，那我们会有一些回馈的方式，比如说。 呃，会在我们的节目单后侧，哦，会在节目单后侧就是印上你们的那个那个赞助公司的名字，对，那也是有一些回馈，然后或者说我们还会附上一给你一些贵宾票，那我们有分看你就是赞助多少钱，有不一样的那个，也看印彩色啊，印黑白或印多大这样子，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收费来源就是。 呃，门票，嗯嗯嗯，对，门票，所以就是有演出，对对对，演出的时候就是门票收入嘛，需要那个当地的人的支持，嗯嗯嗯嗯，哎，所以其实成立一个乐团也不容易，因为经济上要有很多的，等于说你自己进来还要先缴团费啦，而且一定要超越这个金钱观，嗯，好，这等于说他要有一个使命嘛，哈，对啊，对，很非常不容易，我觉得。 我觉得老师能够就是这样一直维持下去，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继续让我们这些团员来到这里，嗯，对吧？对，每每年人那么多，然后我们有时候还会到我们除了在花莲演以外，也会到台北或是到新竹去巡回。嗯，那我们就还要支付一些交通费跟住宿费。哦，嗯，哦，所以巡回你们自己还要付费吗？嗯，就其实要看那个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状况那个。 赞助或是我们当时的乐团的经费的那个状况，嗯，所以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其实很多呃朋友呢看到好像很多音乐人呢在舞台上面光鲜灿烂哦，非常很棒哦，可事实上呢，很多都是因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使命，然后朝着这个使命向前走，嗯嗯，好，是不是介绍一下你这个呃乐团呢，在下半年有一些活动呢，嗯嗯。 好，我们乐团其实，呃，其实我们乐团使命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艺术可以在花莲生根嘛，就是音乐艺术或者是一些表演艺术。那像我们乐团现在也在经历转型，就是除了一些音乐表演以外，我们的那个展演空间，那我们的那一站已经开始要就是做一些，现在最近正在做装潢，就是也会做一些表演空那个表演或是呃展览的空间。那嗯。 那下半年就是在做一些转型，然后我们今年的音乐会的特色是要跟舞蹈结合。哦，舞蹈。对，嗯，那像我们今天就介绍，是我们二零一一年有一次是演戏，就是跟歌剧、跟那个戏剧结合。那今年是跟舞蹈。天堂与地狱。对，那个是戏剧，那是在二零一一年的。那今年的话，我们是跟花莲在地的舞团叫做婆娑舞集，嗯、来就结合，就是我们会。 呃，管乐团音乐，然后现场，然后跟舞蹈的现场一起表演。那我们的曲目有那个，就是拉威尔的《玻璃路》，嗯跟比才的《阿莱城姑娘》。那那是因为就是是希望可以来就是做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在花莲这是绝对是第一次，然后希望可以来呈现一个那个就是除了古典音乐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视觉上面的。 那个美这样子，嗯嗯嗯，对啊，然后，嗯，也会，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梦梦想啦，一个冒一个冒险的一个挑战，嗯哼。不过这次会收门票费啦，呃，每年我们基本上大型都有收，都都会卖门票，但是不会很贵，真的已经是算是一个很。 很一回馈相亲的一个价钱了，对啊，就是希望。其实自己站在音乐人的角度啊，我还盼望你能够手稿一点呢。 <laughs> 对啊， <laughs> 好，很谢谢今天呃秀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呃。我想呢呃很多的在地的艺文的乐团的团体呢都很需要呃我们社会大众的支持哦。或许呢有一天你看到有一些音乐人呢。 在台上呢，你也能够用一些行动来支持他，或者是有一些赞助，或者呢是呃自己呢去买一张门票，能够进入到这个乐团里面来享受他们为我们每一个朋友呢所呈现出来很棒的一个译文的气氛。好，谢谢秀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礼拜见，拜拜，谢谢大家。